时间十一点零八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安扣课》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头痛方面的问题啊。不晓道你有没有常常有头痛方面的困扰呢？如果有的话呢，呃，等会呢，我们都非常欢迎您可以扣音进来。有关于任何头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帮我们啊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医师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永和根心院神经内科的主任方世清医师。 师早安，主持人早，各位观众大家早。 <laughs> 我跟你讲哦，我觉得我今天的声音比较沙哑一点， <laughs> 跟我们请美丽的莎莎帮我把声音这个稍微调整一下下，不好意思，还可以调整啊，对，可以啊， <laughs> 你不知道吗？所有美丽的声音都是个谎言。你奇怪为什么声音突然有点鼻塞了这样子？啊，那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先来跟听众朋友呢分享一个非常棒的呃消息哦，这也是分享给听众。 呃，朋友，不晓得你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如果呢，你是属于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呢，那这个讲座讯息你一定要记下来了，因为这个讲座讯息呢是完完全全免费的。时间呢，就是在九月十五号的星期六的早上。这场糖尿病的演讲呢，是由我们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嗯。 呃，黄教授呢所主讲的这个演讲哦，演讲的内容呢，啊，不好意思，我要来把那个档案内容 <laughs> 调出来一下。 嗯，哎哎，突然一下看不到。好，呃，这场演讲内容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呢聊到的是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防治啊，包含了这个糖尿病当中呢，比如说大家最常常担心的一些的呃周边的病变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问题等等呢，都会来跟听众朋友一块的来分享。我资料一下找不到，哎，我现在谈这个主题好了， <laughs> <laughs> 哎呀，尴尬了。我们今天来聊的是有关于头痛，是。 呃，医生呢，在今天写给我的提纲当中呢，聊到说头痛其实有分成很多种不同，呃，各式各样的原因啊，是不是可以先请啊，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头痛大概分为是哪一些的类型呢？OK，嗯，从最简单的叫紧张型头痛嘛，嗯，那其实就是一般的人头痛啊，如果你也很忙、压力很大，你就会头紧紧痛痛的，嗯，哦，那这是一般型的，那第二个呢，嗯，比较会有头晕头胀。 甚至恶心想吐，嗯，那这种比较偏血管性头痛，嗯，也可以叫偏头痛，嗯，那一般大家都想说偏头痛一定要偏一边啊，嗯，其实不用偏一边，真的吗？那个就是以前痛的时候常常一边，那不需要一边，嗯，就是你有一些晕晕胀胀的。 不能专心，昏昏的啊，那没有办法，这个专注专注，还要去睡一觉好一点的，嗯，那常常严重一点还会恶心感，哦，想吐，嗯，那这个有这种特色的叫偏头痛，嗯，那第三个呢更有特色的，眼睛一个眼睛哦会红，会流眼泪，嗯，鼻子哦一边哦。 会流鼻水，嗯，那这种痛比较痛，嗯，那它好像定时炸弹都来一下，嗯，这叫重发性头痛，嗯，哦，好发在中年男性呢，好，因为一般头痛比较偏女性的，哈，嗯，那第四种头痛哦也是很常见的，嗯，头痛很久都不会好，嗯，原来是因为啊长期吃消炎止痛药。 都去药局买止痛药，每天都吃好几次。嗯，哦，那自己买的药房买的，那这种头痛药吃太多之后，不吃就痛，嗯，吃了就不痛，嗯，好像中毒一样。哎，这四种头痛，我觉得都很值得来做讨论哦，而且都还蛮有趣的。首先，医生呢讲到第一种呢，是属于这种紧张型的头痛，对不对？呃，这种紧张型的头痛，跟它它是就是属于纯粹型的头痛，对不对？ 其实头皮绷紧哦，跟其他身体肌肉一样哦。你脖子一直紧，你脖子也痛啊。嗯。所以你头紧，头也痛啊。嗯，那脖子这根头哦，都是我们容易用力的地方。嗯。我们一有压力哦，不自觉的脖子跟头都会紧起来。嗯。紧久。 就痛，嗯，所以你可以发现说，如果在你啊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你的肩颈是僵硬的，对对，然后你的脖子是僵硬的。那压力大，然后导致肩颈僵硬，接下来的下一步呢，其实会延伸往上蔓延到头部地区，也容易会让头容易头痛，对不对？对，所以这些都比较外表的头痛，啊，就头皮的肌肉、脖子的肌肉，嗯，因为压力紧张、过度用力，嗯，然后就头痛，嗯，所以头痛是结果啊，嗯，是你的压力。 症候群的表现之一啊，嗯，它不是单独的症状啊，嗯，所以啊，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也蛮感同身受的。我常常这种压力型头痛是在我啊计划案写不出来的时候， <laughs> 到最后我就头痛了，或者是我觉得一开会，嗯，一开会开始我就隐隐作痛，然后一开完会之后，我的头痛就更剧烈了。所以像这种都是属于压力型所产生的，对不对？其实啊，你心有余力不足了。 你一直想要做更多，可是你身体已经投降了，嗯嗯，所以他用痛吼来提着提早告诉你我不行了，嗯，那看你听不听他的话。哎，我倒不觉得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哎，我觉得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属于那种呃反射性的头痛？我所谓反射性的头痛是指说啊，我一想到看到方世清医师，我就觉得很麻烦，这人哈很古猫，很难搞，我还没跟他讲到一句话，我已经开始头痛了，对，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种还没跟老板开会就头痛的？ 要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或这个人哈让你不舒服，要么就是你这个人哈耐压性不足，太敏感了。嗯，看是哪一种啊，都有可能的。啊我深先觉得我两应该两者都有。 <laughs> <laughs> 如果这个老板然这个事情哈大部分来做都做不好，都会有头痛的，那不是你的问题。啊，如果大部分都还好，你特别不好，你自己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呃，对于这件事情的压力的承受度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对不对？对对对。哎，那这种所谓的压力型的头痛，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难免会遇到。呃，这种压力型的头痛，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有效的解决呢？那也就是分哈，如果你过的是高压的生活啊，嗯，那种高压每个人来过都会头痛的，那不是你的错了。嗯，那你就要调整你的生活内容，你做不来就不要做。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过台民的，对不对？对对，你做不来。 你让自己头痛，身体都投降了。他用痛来提醒你说我做不来了，你硬要硬要做就是好强啊。嗯，啊，第二种哦，就说这种事情还没看起来没那么大压力，可是你又很敏感，容易焦虑、紧张、担心。嗯，所以你自己本身有情绪上的毛病啊。嗯，那要把情绪上，如果真的到那个程度，就用一点放松的药，或者是抗忧郁的药来调整你的大脑，不要这么的。 要不然就是去静坐啊，去运动也可以调整你的大脑。嗯，也就是说，比如说，同样的是处理啊年度的财会报告好了，或者是年度的董事会记录，那别人处理起来轻轻松松、井井有条。但你只要看到那些报告的话，你就觉得光看到报告都还没仔细看内容，已经开始觉得头痛、头晕，然后开始觉得不耐烦、不想做。那这可能是因于自己个人的情绪，可以靠一些药物来做调整，帮助你进入那个状况。但是一般你这种压力性头痛的人都以为说只有头。 头痛嘛，所以都只吃头痛药。对呀，不然呢？那其实头药是最后的亡羊补牢的啦。就说你已经头痛了，没办法吃头痛药嘛。嗯，但是你要想看，为什么这么容易头痛呢？嗯，它是你一种压力的出口啊。是，所以你要长期要调整你面对压力的方法。嗯，要找到你自己舒压的方法。嗯，医生，你可以讲的再更明确一点吗？比如说你自己是用什么方式，或者是说你看到你的病人。 如何有效改善这种压力型的头痛？因为我跟你讲，这是都会文明病。虽然大部分呢都吃一颗止痛药就可以有效的解决了，但是其实长期下来并不是一个好事。其实，在还没有头痛之前，还没有那么痛之前呢，你头就有点不舒服了。嗯，所以第一个要适可而止嘛。嗯，你你你你已经不行了，不不管怎么说，脑袋都不行，都都都在觉得隐隐不舒服了，嗯，就要休息了。嗯，那平常怎么加强你耐压性呢这大脑跟身体一样，都是要运动的。 嗯，你如果去跑步，你身体会变好嘛？嗯，你脑袋如果练习会变好。嗯，那脑袋要练习什么？比如说很多很多，嘛，像正念、活在当下嘛。嗯，然后去禅修、静坐，每天做十五分钟，让整个呼吸、观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嗯，这个都很有用。或者是靠宗教的方式，不管是基督教、佛教、道教，其他的一些方式，让你的心灵得到平静，也是一种。 对，只要能够平静就好了。嗯，了解。所以大脑的抗压力，在医学上面来讲，是可以被训练的。对，因为不只是靠药物列艺术性安内。这个这个是比较治本的啦。嗯。所以这个大脑的情绪管理，哈，这种这种该生气的时候 hold 一下，不要马上生气。嗯。好，那这个能力要练呢。嗯。所以每天都做这种大脑的运动。 练习，嗯，本来你平常这种情况一定要开骂的，嗯，结果你把它 hold 下来，嗯，久了以后你就比较会控制你的脾气啊，嗯， <laughs> 好，所以呃，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被操练的。哎，你不要觉得说，哦，医生，你都讲这种很堂而皇之、形而上的东西，好像觉得很冠冕堂皇啊。每次听来听去就这一套，没有。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谈过失智症？失智症也是要鼓励大家做呃复杂性。 多元性的各种动脑的运动，或者是呃动脑的游戏，甚至是呃动脑的连接人际关系的互动，其实那都是有助于去刺激你的大脑，啊，帮助你的大脑活跃性提高。那另外反过来来讲，你要承增加你大脑的承受压力，在科学上面是有帮助的，也就是去运用这一些的方式，帮你的大脑适度的放松压力，不管是靠运动、靠静坐、靠宗教、靠呃瑜伽，任何的方式。 都可以。比如说，你你从现在开始哦，去收集十次，你应该生气而没生气的。有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开骂了，然后整个都都很气的哦。但是你如果你那个时候可以忍下来，嗯，然后慢慢的化解掉，嗯，这样算一次。如果你收集了十次啊，嗯，你真的有调整到你自己。这样可以吃大餐哟。就可以吃，他就可以骂一次嘛。 <laughs> <laughs> 哎，你知道？你知道？大部分人只会记得你骂的那一次，不会记得你十次没骂的那一次。哎，如果你收集十次该骂没有骂的话，那就容许自己骂一次的。 <laughs> 不 <laughs> 要啦，用用一个方法犒赏自己啦。你这样子做真的会改变你的大脑，改变你的脾气，因为你由上而下有这个情绪管理控制的能力。那再就是说，你再主动一点，你会去运动跑步嘛，跑半小时，那你也可以做静坐半小时啊。嗯，半小时很无聊啊，脚会麻，这无所谓。如果能够忍受这十这个半小时的痛苦，你大脑也有也有练习到啊，大脑的忍受力也会有练习，是不是？对你觉得是半小时很无聊。 的这种无聊或者脚麻，你可以忍受，大脑的忍受力就提高哦。所以从正面从反面都可以去练习你的大脑。诶，所以我每次觉得那些马拉松选手一次跑二十几公里、四十几公里，在那么长的移动过程当中，他们也是一样有痛苦的，重复单调性的活动。那这个痛苦呢？他们已经学会了忍耐哦。 那我还没学会， <laughs> 那你要去等待啊！所以你要你大脑更健康、有控制力，你就必须要去做这种事情。哎，我我我们现在不是在谈一个太玄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教导你 <laughs> 啊！我们现在在讲头痛，是在告诉你说如何解决你因为压力型而来的头痛。因为如果你没有解决这种压力型而来的头痛，你每次压力一来，你就吃一颗止痛药。就像我现在的情形，我现在就是属于这个阶段。我每次压力一来，我就吃一颗止痛药，对它可以有效的解决。 但我好害怕，接下来会面临医师所讲的那一种情形，也就是你刚刚讲到头痛的最后一种过度使用头痛药的头痛。过度使用头痛药的头痛，这什么意思？我不听鬼，你搞颠掉啊因为那我们我们自己脑袋身体自有止痛能力啦。嗯，那他止痛能力已经输了嘛？啊痛的比较厉害，止痛能力比较不厉害，结果你用止痛药来帮你止痛，他的确止到痛了嘛？嗯，可是你的止痛能力的训练。 他就更没有训练了，嗯，所以你每天呢就一直吃止痛药来来让你止痛，嗯，你自己的止痛能力越来越虚弱，甚至他就不做事了，嗯，等到哪一天呢，你那一天不吃止痛药，结果就痛起来了，因为你身体里面的痛跟止痛已经不平衡了啊，嗯，长期都不平衡的，嗯，长期都是靠外面的止痛药在帮你平衡的，这时候药物的戒断啊一天两天没吃你就痛的很厉害。 你就去证明说啊，你看我一定要吃嘛，我不吃一定会痛的嘛。嗯，所以这个药哦，已经是你的解药，也是你的毒药啊。了解，哎，医生，这会不会有点类似像我们吃安眠药或者是排便药一样？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会打电话进来说，哎，我怎么有吃排便药就有上厕所，可是没吃又没有用，但是我又不想要成瘾。那是因为药物让我们的身体机能变弱了，是不是？即使我们本来比较弱哈，我们要努力让它再强一点。 结果你都直接找外援，嗯，你睡不着呢，你睡眠能力比较弱，你就要练习把它练强一点。结果你用安眠药直接睡，你这个弱的能力越没练习就越弱。你大便的能力比较弱，你就用泻药。结果长期下来，你大便能力更弱。嗯，你去敷养外外援他的时候，吼他自己就更差。所以我们要适可而止啊。这些排便药、这些睡眠药、这些头痛药都是在救急的。 最不行的时候才帮你救援一下，就你天天都救援。 那这样你自己就偷懒了，你身体不会好。嗯，原意思是说，如果说呃，我等会有一个重大的会议，我必须要保持我的头脑冷静清醒，那这个时候头痛药一定要赶快用，因为那是一个紧急状况嘛，对不对？ <laughs> 但如果今天是刚好我周休二日在家里面，我头就慢慢的痛起来了，或许我今天可以靠呃泡热水澡、泡靠运动、靠其他方式去舒缓，不要每一次都采取最。 及呃，最快速有效的方式去解决。因为台湾拿到药哦，太方便了，真的去看医生啊，或什么朋友借或药房买。所以我们之久而久之哦，我们就希望很好啊。像你说睡不着，每天啊，我说我没有吃睡不着。你只有说，我明天要上班要上课很重要，我一定要睡。嗯，那其他时间不重要的假日的，你就可以比较靠自己啊。嗯，所以你把安眠药拿来天天吃，你就。 放放掉自己的能力了，嗯，你的自愈能力治愈能越越多，越越差，嗯，那这个变得更不健康，嗯，好，所以啊，药物可以使用，但是不要让它变成习惯性，否则习惯性的使用头痛药物，你也可能会变成戒断症候群的头痛出现，对不对？对，好，这是属于呃第一类型跟第二类型比较常见的，中间那两型。 哈麻环节点点嘛哈， <laughs> 但是也是要来跟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一个是从发型的头痛，另外一个呢是属于偏头痛呃偏头痛的部分。哎呀，我现在讲偏头痛好了，好不好？好。偏偏偏头痛是一种遗传性的体质吗？很容易遗传，但是因为它很普及啦、很普遍了，所以也不要说那个遗传到哪里了哈。嗯。那。 偏头痛比一般头痛复杂一点啊因为它还含有一些血管的成分啊所以也是偏向血管性头痛。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的血管哈，它有一定的张力呢，嗯，它会盯住啊，嗯，但是哦，有时候它如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炎啊，怎样，它就会松弛掉了，嗯，松弛掉了哦，它就不调节了，嗯，这时候脑袋里面很多血，但是它不知道要去哪里，嗯，所以就有点淹水啊，嗯，那这种这种血管松弛的状态，让你哈大脑。 这个该用血的地方没有血，然后不该用血的地方一堆血，那这种淹水的状态会让你顿顿昏昏胀胀的。嗯。那如果是后面的这些血管松弛，你就头后面胀胀的；如果是前面的血管松弛，就前面眼睛这里、额头这里胀胀的。松弛？为什么？为什么血管会松弛？好，老了吗？没有，那就是一种发炎的状态。嗯。因为哦。 这个发炎不是会紧绷？没有神经性发炎哈，就是说我们遇到压力了哈，那这个压力进来，说哇很多压力，我们的神经末端就会分泌发炎的物质。嗯，这些发炎的物质呢，会让我们的血管直接松弛。嗯，因为让血进来嘛，哈，因为发炎就是要让血进来。平常受伤发炎，不是都红红肿肿的？这种现在发生在我们的脑膜啊，那一些啊，这种红红肿肿的。 血管就等于是瘫痪了，嗯，胀胀晕晕的，嗯，那这个就是叫做神经性发炎，嗯，你说哎发炎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感染啊、破坏啊、受受伤？没有，它只要有压力，那压力的在神经末端就会放出这个神经性发炎的物质，嗯，血管就舒张。 嗯，然后那些化学物质也会刺激脑膜上面一些痛觉的神经，嗯，然后让你觉得痛，嗯，脑袋里面的那个大脑哦是没有痛觉的，嗯，所以你直接在里面做什么它都不会痛的，嗯，但是脑袋外面那一层脑膜，嗯，头皮是很多头皮的神经，那些脑膜的神经那个会痛的，嗯，问题都发生在那一带，嗯，好，所以呃，当这种呃。 偏头痛的呃神经的发炎产生的头痛，你说如果在后脑勺可能痛在后脑勺，有可能也也有可能痛在眼窝的地方，所以它并不一定是偏一边，它不一定偏左边或偏右边，是不是？没有错，因为你血管松弛，可以整个都松弛啊，所以你大脑整个血都没有在调节，嗯，所以那时候不能专心啊，昏昏胀胀的啊，但也可以比较局部。 后面的血液循环有一套，前面眼窝这里也有一套。嗯，那它如果松弛就胀胀晕晕的。嗯，那这个压力哈，每每个人对这，因为刚刚压力性头痛，压力就只有头痛而已嘛。嗯，那偏头痛是还再加上这个血管脑膜这个成分的。嗯，所以它的总这个症状本身要更丰富一点。嗯，那像妇女同胞很多都在生理期、月经的时候就头痛嘛。嗯，因为你肚子里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然后那些荷尔蒙的改变，脑袋都都知道。嗯，他把它当做压力事件。嗯，那这个时候很容易引发这个神经性发炎。嗯，所以呢，又刺激那些脑膜的神经就头痛。嗯，然后让血管松弛就头晕头胀。嗯，然后就变成上面头痛，然后下面生理痛，然后吃一颗止痛药 <laughs> 治疗两片。 对对对，只到下两边字 <laughs> 两头字。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呃，我不是开玩笑，很多女生应该都有同样的一个一个问题啦，哈。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偏头痛的部分，也是神经性发炎头痛的部分。诶那那。 最严重的是不是属于重发性头痛？会头痛头痛到那个流眼泪啦，然后畏光啊，甚至恶心想吐，是这种重发性头痛吗？对，如果偏头痛算是偏女性的话哦。重发性头痛是偏男性的病哈。那它发作哈比较有特色呢，一个眼睛在流眼泪很难吧哈？要哭啊，两个眼睛哭啊，一个眼睛红，那边流眼泪，原来是因为那个眼睛的后面的那些脑膜啊，嗯，它在发炎，嗯。 然后刺激到那些自律神经、三叉神经，所以眼睛的微血管你也想象，它也一起松弛了，所以它就红红胀胀的。那这种刺激也让眼泪腺，就刺激就流眼泪。那鼻塞也是一边鼻塞呢，那那边的那个自律神经也造成异常嘛，就流鼻水。所以一眼一个鼻子的的症状，啊痛很痛哦，痛起来很厉害。哦，那好像这个都只有单边，好像一个炸弹引爆一样，哇痛一对都单边，然后痛一段时间。 哦，两三个小时，那又过了，啊，下一次又突然来，那这个受不了。它引起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这种持持续的时间哈，它虽然是一波一波，可是一来就可能一个月、半个月的，嗯，那既然是在发炎，后。 他也不晓得什么东西在发炎，偏头痛还可以说有一些原因可循，这东西就不晓得，有可能是病毒啊，病毒来的还是怎么样？嗯，那这些东西也不能清嘛，但是能够解决发炎、减少发炎，就是靠类固醇。嗯，所以这种病人对类固醇反应很好。嗯，吃的不发炎哦，后面就停了。嗯，他有时候很麻烦，要吃个一两个礼拜才。 能够彻底的停这件事情，类固醇啊，靠类固醇来治疗头痛，重发性头痛这一种流眼泪、流鼻水的，靠类固醇，其他并不用啊。所以他是去压制他的发炎反应咯。直接压制啊，啊。因为他发发炎反应太厉害了，嗯嗯嗯。 为什么它容易好发在男性，然后偏头痛容易发生在女性？它这只是一个后续数字上的显示的统计结果，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实际的呃什么样的原因吗是跟荷尔蒙有关系吗？没有，因为上帝本身是公平的。 <laughs> <laughs> 他是平权的，是平权的，是不是？支持平权啊！ <laughs> 啊啊，那我很好奇，就是很多人常说，哎，那如果我是喝红酒、吃气死然后就容易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偏头痛，那真的是食物所引起的吗？好，那去死巧克力哈，它里面都含有一种氨基酸哈，那氨基酸呢比较容易转换成那个神经传导物质，嗯。 那神经传物质太强的时候，我们脑袋会觉得好像遇到什么怪事了哈。怎么突然神经传物质高很多？嗯，那这种就又又是一种假讯号。嗯，他认为好像发生事情了。嗯，那这时候用头痛赶快表现。嗯，吓到就对了。所以你吃 cheese 红酒还有巧克力啊，那些。 含某一种氨基酸太多的，嗯，那种氨基酸刚好是要转换成神经传导物质的原料，嗯，那一下子让浓度提高，大脑就以为出事了，嗯，赶快用头痛通知你，嗯，那事实上是没有事啊，嗯，假讯号，嗯，好，呃，所以如果说真的会这样的话，是尽量避免吃这些食物喽。因人而异，有人吃什么才会什么，嗯，其实这个大脑哈，每个有他敏感的东西啦，嗯，啊，有人是对食物嘛。 他对生理期嘛，哦，对外界的压力嘛，对睡不着嘛，嗯，好，对某某某事情嘛，那这些事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样子啊。他这个压力呢，你脑袋受到压力了，潜意识上受到压力好了，他怎么样控制你这个主人？嗯，他就用他熟悉的方法。嗯，所以有人就选了偏头痛这个方法。 然后就来了一波神经性发炎，嗯，那你就会不舒服嘛？他就是要命令你无论如何要休息，马上停工休息，所以他根本不管你这个啊，我要上班呢，不行，他才不管你，呢他觉得不行了，就赶快告诉你。这时候如果你不休息，他想会不会我没有通知到啊？嗯，所以再把力道加强，嗯，所以你还是听他的话。那前面两种方法都可以有效的靠，比如说减少吃药、多运动等等一些外在的方式来舒缓。那你的从发 性头痛跟偏头痛能靠什么方式来舒缓？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是类固醇哎妈，加油啊！ 没有那个类固醇，只是针对这种重发性头痛比较专门、特殊的病在吃的，对，一般人是不用吃的，还不用到那个地步。偏头痛就很常见嘛，嗯，啊，偏头痛大家去买普拿藤吃啊，那如果有效也没有关系的哈，啊，但是到后来都不太有效，因为偏头痛的内容比较丰富啊，嗯，它必须要用的什么？刚才讲血管会舒张嘛，嗯，所以你要吃一颗血管收那个收缩的药，嗯，收缩的药。 直接把那个舒张的抵消掉，嗯，那就好像改善很多了，嗯，啊，这种药就是偏那种专门的药了，嗯，很多是说在医生也会开，药房也买得到了，啊，如果你来不及买或没有准备，要喝一点咖啡了，嗯，因为咖啡本身就可以收缩血管了，黑咖啡吗？只要咖啡应该可以的，然后咖啡。 跟这个药是直接针对血管的啊，你也可以搭配一点止痛药、消炎止痛药，因为它真的也有在发炎。就普拿疼那一些，普拿疼比较没有消炎，它是有。那消炎药是哪一些？一般止痛药，哦嗯，就是。 像普拉等算只有止痛效果，没有减少发炎啊。嗯，要减少发炎的止痛药了。嗯，好，所以普拉等算是最轻，只有止痛效果，没有抗发炎的。嗯，你要一般的止痛药都有抗发炎的。是，所以任何一种其实都有效了。嗯，都可以得到抗发炎止痛的效果。嗯，所以你一颗血管收缩剂加抗发炎的效果的止痛药就够了。嗯，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啊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方世清医师，跟听众朋友聊。 到底有关于是各式各样的疼痛哦，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七分，欢迎回到《名阳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呃，回到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到的是呢， <laughs> 我刚一直要讲的健康讲座的讯息。你看，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啊，医生，我看到你，我也有压力跟紧张。然后怎样？你直给我点头。 <laughs> 好了，这场演讲呢是在呃下个星呃应该对是下个星下个星期六对，下个星期六呢早上九点半到十二点呢就在台大医院急诊室旁边有个国际会议中心的三零一室呢，会用我们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黄天祥教授来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糖尿病的整合照护。如果呢你真的有糖尿病呢，如果你你要如何的去好好的控制血糖，要怎么样的去吃东西，还有还有呢这个呃如何避免一些严 重的啊，并发症的产生，比如说视网膜的病变导致失明，或者是伤口的不易愈合导致蜂窝性组织炎，甚至是导致要截肢。还有呢，一些这个糖尿病哦，也容易呢会导致。 喜肾哦，喜肾不只是只有这个高血压而已哈，更是刚刚的问题呢，都非常欢迎您呢，可以在现场的时候请教台大医学院的名誉教授黄天祥教授，以及呢台大医院新竹分院营养师主任欧阳中美主任呢，也会教大家来聊聊糖尿病的饮食原则。糖尿病的病人很辛苦呢。 <laughs> 吃东西其实我觉得比高血压病人还要辛苦一点点哈，又不能吃太多，又不能吃太少，这样子。那呃，各式各样的呃，这个呃内容呢都非常的精彩丰富，但是要请听众朋友事先先来报名呢。现在赶快记下报名电话，报名电话呢是零八零零零零零五八三零八零零零零零。 五八三，如果你现在打的话呢，正在满线当中呢，你可以稍微晚一点的时候再打哦零八零零零零零五八三，这是在下个礼拜六的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请大家一定要事先报名哦。几月几号？九月十五号啊，九月十五号。对，你要去吗？你要来？没有没有，我 <laughs> 不是，就问清楚，帮观众问清楚。哟，医生好贴心哦九月十五号星期六。 <laughs>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六的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请大家事先一定要先报名哦，哈。好，那嗯，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到的是有关于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头痛的部分呢，要来请教一下医师了。我们等下接听扣音电话，但是医师要来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的头痛变成的是一种慢性疼痛的话，我们有什么样有效的解决方式呢？了解，因为你。 你如果头痛都只有治标了哈，就好像你压力不处理，你只处理吃头痛药，那你的脑袋久而久之哈，它会直变啊。嗯，一个人痛久了以后，我会被记起来啊。 比如说，如果你你你常常骂你常常骂小孩，小孩子你骂他一次还好，你常常骂骂他好几年，他受虐了啊！嗯，所以而且他一看到你的脸，你一句话都还不用讲，他就觉得他已经被骂了。对， <laughs> 所以你你的神经一直那个让他痛哦，一直发炎都不理他哦，你他也会变敏感。嗯，所以你小压力他就痛，小压力他就痛，你这条路他已经走顺了。嗯，所以像偏头痛很常见嘛，你还是要。 那个脊脊也在痛的时候挡它一下，嗯，你不挡它哦，它整个发完，每次都这样子，嗯，那一个礼拜从一天变成两天到三天五天到最后每天，嗯，你脑袋也会受伤哎，嗯，所以要有效的去挡它。嗯，那除了源头把压力处理以外，在治疗上以偏头痛来讲，我刚才讲说救急的药嘛，嗯，那如果说你天天都不舒服，脑血管都张力都一直不回来，嗯，你也可以用一点。 血管安定剂啦，嗯，那那一种是什么东西啊？那一种是叫钙离子阻断剂啊，很多人都有在吃的。重要的呢，那脑血管比较不容易收缩舒张，嗯，好，它就稳定一点。那吃了会有什么副作用吗？有少部分人会想睡觉了，嗯，但那个那个都还是可以接受，没有什么大的副作用。嗯嗯嗯。那另外就是说，你神经如果变敏感了哈，你已经变成一种慢性疼痛的状态，嗯，就像你一天腰闪到你痛一个月。 但是如果你一直常常闪到你痛一年，后来就变十年了，因为你整个中枢的神经哦，痛觉神经已经被改变了，是处在敏感的状态。那头痛也是啊，你常常痛就变慢性头痛，好，那这时候你再用止痛药，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嗯，所以这时候在用药上哦，还要再多一种叫做去敏感痛的药，嗯，也就是用。 每天吃的药来调整你的止痛能力，嗯，那止痛能力跟一些血清素啊、正肾上腺素有关，嗯，那种药吃了以后比较止痛，嗯，那才不会走到那一个地步。所以那个那种药是，那种药已经到比较专门的了，嗯，不是说你在药房哦随便买，要到医院找神经内科医师看可以啊，嗯，但就说呃，就说还是要在。 不要只是救急的急性药了。嗯。你发现你一个礼拜吃四五次头痛药哈，急性药，你就要考虑要回过源头来处理一下你的本质上的改变。嗯，好，呃，其实医生在讲的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状况，慢性的疾病是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但是慢性疾病一旦累积久了的话，其实还是会造成生活上面一定的困扰跟生活品质的影响。啊，你别跟我下，你你你要说什么？ 没有，就这种影响哦，还包含脑袋有实质的伤害。就说那个什么意思？吓坏我。最近北龙研究也是提到那个啊，偏头痛多的人哈，也是有一些脑袋的代谢功能降低啊。嗯，那比较容易顿顿的人，会导致失失智症。其实都一样哈，你容易痛，你容易睡不着，你容易忧郁。 这些其实就代表你脑袋基本状况比人家差一点。嗯，那除了要保养它。 要稍微去调整它，因为你出场就比较差了嘛，哈，啊，稍微调整它，不要越错错越多。嗯，那像忧郁症哦，每次发作，你以为说心情不好就让它算了。嗯，你如果忧郁症来源是生理性的，缺血清素，那你要补一点血清素，让它正常一点。嗯，那它就不会那么忧郁。运动就有血清素啦。那如果达达不到那个目标，还是可以用一点药。嗯，你如果都搁着它不管，让它常常忧郁，一直忧郁。 你脑袋就好像一个花园哈，没有灌溉的。嗯，它血清素是它的营养嘛。嗯，但是你没有滋润它，久而久之它就萎缩，土地很贫乏，脑袋就比较退化失智。嗯，这是一样的道理。头痛也是啊，你都放任它痛痛痛痛啊，只吃那个外面买的普拉藤。 结果你脑袋哦常常痛，痛到了也变紫呢，也会受伤。嗯，好啊，所以呢，我们在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头痛的部分呢，还是希望大家呢，不管是急性的头痛或慢性的头痛，都要积极的去做治疗跟处理。因为在台湾止痛药太容易垂手可得了，但是垂手可得的另外一方面是，往往你会忽略了它的严重性，或者是你会。 不去寻求用其他更自然、更不伤害脑袋的方式来去做解决，因为呢，头痛是一种警讯，但是警讯不见得只要用药物来强制压制过而已，还是可以用其他的一些生活作息啦、睡眠啦、运动啦等等的方式去做一些的调整，但是必须要去正视这个问题才 OK。哎，你谈到那个警讯哈，有人一听到头痛。 即使痛很好多年，他也是担心说他会不会长脑瘤之类的哈。那基本上是这样，脑瘤是长得快的东西啊。它如果在大脑占据一个角落哈，它会破坏当地的神经功能啊。所以你有一些局部神经功能的异常，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来的，说都不会破坏异常，只有头痛。 其实是不容易，因为脑本身是没有痛觉的，它都破到外外面，压力很高，它才会有痛觉。嗯，所以你说光用头痛来表现的脑瘤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如果你痛已经好几年了，说我从国中开始痛，痛二十年，痛十年了，那你脑瘤不会长那么慢啊。嗯，半年一年有时候就不见了啊。嗯，所以呢，那种长期的，第一个比较不担心的。但是有一种头痛就要担心了。你说都没有痛，就有这这两个月、三个月。 啊，吃药挡一下，但是还是痛啊，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啊，局部痛。那这个即使没有神经症状，你也要，你也是可以担心一下。嗯，因为是新发作的头痛，不是痛一天两天，一个礼拜，是痛两三个月，嗯，还越来越痛，嗯，吃药也不太有效，嗯，做个电脑断层。嗯，好，这是回复呃这是跟听众朋友做的一点补充啊，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今天十一点四十九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永和更新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方世清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头痛。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关于任何头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空音进来。我们的空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大家有关于任何神经内科呃头痛方面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啊，跟。 方世清医师来做请教，我们现在接陈小姐，你好，陈小姐。两位好，你好。我爸爸七十岁，然后上周头会晕眩，嗯，然后很不舒服，让他有去看医生，医生开药说至少吃三天，嗯，那想要问说为什么会引起晕眩，然后怎么改善跟预防？谢谢。好，OK，嗯，好大的问题哦。对，因为晕眩也模糊了 <laughs> 哦，那老人家有时候也担心什么小脑中风啊、脑干中风造成不平衡，嗯，那。 你这个是一定要先排除掉了啦。然后假设他去医院已经被排除掉了，嗯，如果你没办法排除掉，有有一个简单简单的动作可以做哈。你叫你爸爸把手指头指他的鼻子，嗯，然后指前面，再回来指鼻子，看他指鼻子指准不准，嗯，两只手都做，嗯，如果很准，那没事啊，嗯，代表不是什么中风。如果指不准，那可能是有中风的怀疑，嗯，好啊，这个先把它排除掉。啊，至于说眩晕的原因。 急性眩晕哈，大部分都是那个的问题啊。嗯，那个里面有一些杂质、小石头贴在墙壁上。嗯，那老化的时候容易脱落啊。嗯，就好像你家里房间的瓷砖哈，久了会脱落一样。嗯，它掉在那个管子里面哈，你你爸爸如果动的时候，那个那个管子里面的这些杂质会跟着动。嗯，那刺激神经就让你爸爸产生眩晕感。 那这些杂质呢，过了一段时间会清掉。嗯，所以这这整个过程都是自己来自己好的。嗯，啊，吃什么药呢？也没有帮助。嗯，不过可以减少他不舒服的症状的药。嗯，有晕就吃止晕药，止晕药一般都比较镇静啊，让他放松。然后。 恶心就吃止吐药，嗯，啊，过了几天就像感冒一样就结束了，嗯，啊，不要以为医生治好了，大部都是自己好，嗯， <laughs> OK 好，啊， <laughs> 那接下来一位是曹小姐，曹小姐你好，哎，是伟方医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哈，我那个长期失眠哦，嗯，对，那很严重，那最近有时候睡得比较好，嗯，时间比较长一点是，可是醒来以后整个人很晕眩，嘿，整个人就是让。 走路啊，然后头啊就会晕眩样，这是什么样的症状啊？要如何改善？我想请教一下医生。你是这几天而已吗？没有常常这样子，四年以后了。OK，好，谢谢。嗯，那如果你是长期的话，就就因为有时候我刚才讲的那个耳石症也可以在半夜中发生，然后不过你是特色是每次早上起来而已，你不是你不是这几天连续的。那我们晚上哈，嗯。 有时候突然醒来那个脑袋的血管也会不稳定，嗯，它会胀缩，嗯，所以呢，如果你你你有时候到了五六点哈，我们是一天里面血液里面的那个肾那个可体松，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哦，压力荷尔蒙它是最高的，嗯，它会过度反应，那你脑血管呢，因为受到刺激收缩舒张。 那就变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呢，所以你早上起来，你会觉得头没办法很精很精神，嗯，还要喝咖啡比较好，因为你的脑血管已经松掉了，嗯，好啊，你有有些人过一段时间做一下，慢慢的精神就回来了，嗯，还有人要很久，到了中午才觉得比较清醒，嗯，好，也有可能你是夜猫子啊，晚睡晚起型的，但这个脑血管问题。 有一点就类似偏头痛、血管性偏头痛的的这一个晕的部分嗯。好啊，如果每天都造成你困扰，可以用一点。 睡前的血管安定剂，哈，钙离子阻断剂可以让你血管的胀缩比较不会那么厉害，嗯，也有帮助。好，如果这时间不严重，你喝个咖啡过了，那就 OK 了。嗯，好，继续回答你的问题。呃，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持续扣音进来，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这是另另一位陈小姐吗？哎，对，啊，是，你好，请说。呃，那个是诶，黄医师好，哈，你好。我因为很困扰，我就是这。 那个三叉神经痛，然后痛得很厉害，那去看台大，又去看更新，又看台大，因为挂不到号。然后看到台大的时候，他好像检查的，好像有点，因为已经我吃止痛药了，所以他看起来好像有点，就是不太适合，就是不太像啦。嗯，那我现在很痛，天天都很痛，他有开药给我。 对，他说是癫痫还是怎样？哦，从来没有这样。我今年七十三岁。他吃药有没有效？吃药是有效，但我出去的时候风一吹会痛。嗯。所以我都把手遮着右边的眼睛，这样走路，因为很痛苦啊。如果风一来的话，它一吹到这一边，我马上那个神经马上跑到那个顶，那个顶的很痛，痛的我都。 受不了，受不了要哭哎！人家以为我神经病啊，嗯嗯，那我很痛苦，我要怎么治疗？请医生帮我。好，好，那三叉神经哈，这个这个在放电了哈，然后他说要刺激放一大堆电，那你就好像被刀刀割一样，很可怕嘛哈。那神经为什么这么不稳定呢？有时候是被他邻居压到了，好。 那他邻居有一些血管嘛，哈，跟他靠得太近，结果他这个人脆弱就被压到了，嗯，啊，压到他就放电，啊，放电久了就屌呀，嗯，好，那那如果你吃药改善很多，当然就是吃药就好了，如果改善不了还是很痛苦，好，那就用用开刀的方法进去把跟他的邻居隔开了。 那把放一个隔膜，让血管跟它隔开一点。嗯，那这个要从去做核磁共振扫描，看你的血管跟神经的关系。嗯，他如果觉得有点关系，就去找神经外科。嗯，把这个隔板给它架着。嗯，希望大家河水不犯井水啊。嗯，哎，那这个是你还可以继续努力的。嗯，好，继续回答你的问题哦。我们来接马小姐最后一通电话。马小姐，你好。 喂，你好，两位好，你好，请说。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现在运动中的时候，头前额的时候会痛，嗯，这是什么原因啊？运动中间呐，嗯哼，对，中间，然后前额一大片的时候，呃，都会痛。好，OK，谢谢。好，那也可以说你那一带哈，已经变得比较敏感了了。那你运动中，不管你用力。 哦，可能肌肉要僵起来啊。嗯，他光那个用力哈，也可以刺激那个你敏感的地方。嗯，好，所以你你已经有处在局部啊痛觉敏感的状态。嗯，那当然你不要一直刺激它，因为它敏感，你一直刺激它变更敏感。可是运动不是好事吗？要给它。 旺季的时间啊，嗯，因为他这阵子不知道你怎么样刺激到这件事情的，你也可能压力性头痛啊，长期都绷紧啊，嗯，哎，你你绷紧久了以后，你现在连连没有压力的时候，它还是处在敏感的状态，嗯，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想办法让他放松啊，会让你痛的都不要做，嗯。过了一个月，说不定他也变乖一点了。 <laughs> 那你没办法直接对付他。嗯，好，呃，这个是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呃，现在时间呢，大概剩下四十秒左右，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请这个呃方世清医师来提醒一下大家，头痛的患者最需要最需要注意的事情，好不好？好，我想吃药是救急的，然后那当然不是每一次就一直靠只吃药，那个源头的话，哦。 还是要处理有压力性的要处理压力。那偏头痛用的药稍微复杂一点，还是要可以跟专业的医师讨教哈啊，不是只有吃普纳疼而已这样子。哎，好，另外呢还有呃适度的运动，然后调整生活作息，以及不要过度依赖药物，绝对是有帮助。我今天有一个创想，就是你收集十次不生气的， <laughs> 你该生气然后把它压抑住的，给自己一个嘉奖。